锵锵三人行，你反同性恋吗？我不反。 <laughs> 徐老师呢？马上表态！你这节目也太直接了。吧！现现在都得搞清个人的态度才好说话。 <laughs> 哎，刚刚我问你，徐老师，我只问你一个问题。嗯。我前一阵儿我就在想这个问题啊。我们都声称自己不歧视同性恋。嗯。我还认识一个中国的一个一个很有很有水平的人，他就讲一句话，他说：“我哎，不歧视黑人。” 他说：“但是我不接受我的女儿哪天带回来个男朋友是黑人，这就说明你意识不到的歧视啊，有时候在你心里。比如说让你这么公开讲，哎，你当然没有人歧视同性恋，但是如果你发现你的女儿是个拉拉，你觉得你怎么样？我宁可自己同性恋。 <laughs> ”打的妙，打的妙，哎。 现在就要说比咱们水平高出一截儿的李银河老师，他作为我的性学导师是吧？ <laughs> 我多年一直追随他，现在觉得跟不上，跟不上，跟不上，有点跟不上。 <laughs> 文涛居然也有与时俱进跟不上的时候。没有，这个李老师的书啊，基本上我都看过，对吧？我觉得那哎，我就是老在跟那帮所谓的才女说，我说你们那个才女啊。 你们那点文化呀，就像是你们的口红、化妆品，你们并不是真爱文化，这这个你只不过拿文化来打扮你。呃，他们说，哎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们？我说，这女的你要真叫有学问、有文化，我说那我在看你的时候，我就必须啊，不把你当女的。嗯，咱讲学论道，对吧？嗯，你就就潜在的我忘记了你的性别，你能折服我，那那且行。我说，比如说我导师李银河， <laughs> 是吧？不可能忘记李。 不可能忘记。有一次我们开会嘛，李银河在前面，我们一起开会，他在前面讲一些他的观点。我记得我旁边就南方朔，台湾的。啊，我们我我们两个人一面听他讲话，一面互相在看，就是说这些话，真是只有他可以说，我们就没法说。 <laughs> 是对，就如果我们说他这样的话，我们就会被人骂，他就可以说。所以还是性别有关系。对。 其实你有没有意识到，这个李银河呀有一种天真，嗯，因为我跟他打过交道，不是特别亲密的交道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李银河老师上过我们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哎，我们节目真伟大。我跟你说，徐老师， <laughs> 对，这哎，当年梁振英嗯还没选上行政长官的时候，凤凰的节目他上哪个就上《锵锵三人行》。那什么，还有马马呢？你这个。 那那就不提了。就是说，还还有谁谁？我跟你说，我前两天主持一个中国电视剧很盛大的颁奖典礼，哎，人家。 得到这个这个最佳男演员的，像《北平无战事》的那个，人家领奖，你觉得人家说的颁奖词是什么？嗯，感谢《锵锵三人行》。真吗？真假？刘和平说呀，说感谢《锵锵三人行》，因为你们说我们《北平无战事》说了三集，对我们有些评论，哎，还并不都是好话哦，还有很多批评啊。邓小平同志说：“感谢《锵锵三人行》。” 演那个历史转折当中邓小平的那个马少华， <laughs> 吓死我了！ <laughs> 叫凯旋。 <laughs> 行，对，我就跟你说，我是为了跟你说什么啊？李银河那个时候来录《锵锵三人行》，他身边跟着一个人，嗯，后来我想起来，就是经纪人他，当时我以为是他的一个助手或者一个助理，就是现在他的文章里面写的那个他，你可以看看吧，你可以给他看看图片。 好久没见到我的导师了， <laughs> 那么看一下，你看，哎，这是他的博客，哎，你再看下边，哎，这个他的回应，你看，这一对儿，然后你再看，就这位，大侠，大侠，就是，哎，你你们对这个事情，你你怎么看？我非常能够理解，他说为什么他觉得他还是个异性恋，因为他的对方就是一个男生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去问那个。 男孩子，呃，不不，对不起，问那个他的另外一半怎么去看这个性别的问题？因为你本来就是个女孩子，你没有变啊，所以你会你会觉得他是用男生的方式来保护你，你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说法。幼婷，你有没有碰到过这个呃，这个这个这个 T，就是同女同性恋里边的这个？ 试图打你的主意，哎，我说真的，我觉得，因为我年年念女校，北一女嘛，全部都是女生，所以女孩子，而且你知道，我们到了女校以后呢，好好奇怪的一个风气，就是到了高二的时候，我们学校有个叫乐仪队。 乐仪队呢，就是所有女孩子都要剪短发，因为你在那个烈日下练那个枪啊、乐器啊，特别的热。还有就是为了那个阴气要出来，你得特别的像军队一样，对吧？所以英姿飒爽。所以我们全部的女孩子，只要一进那个， <coughs> 不管你头发本来有多长多短，你进了那个乐仪队，你全部把它剪掉。可是这个一剪掉了以后，就变成一个学校的风气。你知道我那时候剪多短？我最短的男生头就在北一女，高二的时候剪的。然后我就现在在想说，那就是你就会。 想要变成，尤其是北印的教育，让你女生想得特别独立，所以你又在一个全部女校里面，你就变成你，你得像男生一样，有时候做很多事情。那你这个性别，我必须要说，在我的青春期，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觉得会有一段时间是有点错乱吗？ <laughs> 就是说，不是说错乱，是说我会觉得我旁边的人，就是你可能做的角色，就像我以前觉得一个男生该做的角色，我因为我可能有脆弱的时候，他来照顾你的方式，就是我的。 既既定印象中觉得一个男孩子该照顾你的方式，对，但是简单的说就是还是两个女的会产生一些特别的那你就想说，对，你会觉得特别喜欢他，会特别想跟他，但是你还是在扮演嗯比较弱的这一方，是女孩子的角色嘛？但我会觉得，哎，我特别可能会他会特别跟你特别好，所以这个就是性别上的问题，这到底是朋友、红颜知己，还是说你有？ 但我高中真的没有想到什么信不信的问题，我觉得可能到最后界定，就是说一直到现在为止，有没有真的就是女同性恋里边的这个 T 啊？ 因为我太，我现在太 straight 太直了，就是可能一开始大家就知道你是直的，没有人想要挑战过我，是吗？或者想要发掘我这个潜能，是吗？没有哎。你知道，就是那天这个李银河老师这个事儿啊，我就想了一夜，兴奋的都没睡着觉。兴奋啊！ <laughs> 我就想，哎呀，我这我觉得我特别想跟你们聊聊这个事儿。后半夜我想明白了，前前半夜我怎么想的，我可以先跟你们这个说一下。简单来说呢，我琢磨了半天。 我一向信服李老师哈，但是这次呢，前半夜的时候啊，我想来想去，我最后得出结论，我说这他是啊，李老师实际上是给掰弯了，这你知道吗？前半夜我得出这么一个结论，为什么？我想起我平常生活里碰见过的很多对，OK，李老师，你认为他心理上是一个男的？ 可是女同性恋恋里边那个 T 啊，有的我就见过，他心理上就是认为是个男的，对吧？对。那么，你作为一个异性恋的女的，你跟他好了，那么实际上这是个概念问题。对。站在另一种概念上，你就是异性恋给掰弯了，因为你承认不承认，你你你事实上是跟一个女的，这关系你用异性恋的形式在进行同性恋。可是问题是这个异性恋同性恋，对后半夜呢？ <laughs> 后半夜，后半夜，广告之后再讲。 <laughs> 锵锵三人行，广告之后见。 <laughs> 哎，在我交代我的后半夜之前，徐老师你怎么看这事儿？看李银河讲的这事儿？对呀，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我觉得实际上是同性恋。哦，你你心心理上跟我前半夜的看法差不多。对。 对所以我想知道你的后半夜想通什么？我后半夜我觉得李老师还是伟大的，嗯，就是同性恋不代表不伟大，你这个前前提。我说他的伟大是他的勇气，啊，是他这个他的这个这个这个勇气。我那么复杂的性取向，我一直就没有勇气。 <laughs> 你算吧， <laughs> 你复杂个鬼， <laughs> 你不就一咬牙一跺脚，很复杂的。哎，徐老师，我跟你说，文明就意味着分类的复杂。 嗯，其实这就是我后半夜明白的一个道理。嗯，我后半夜，我前半夜是想啊，说他是掰弯了。嗯，他实际上，你你不就在女同性恋的语言来说，你知道有些那个，因为我参加过一些一些一些活动吧，这些活动，比如说呃，众所周知，现在大家都能接受，有的人就是个 T，他跟一帮这个漂亮女孩在一起啊，旁边人都会提醒他，说哎，你别打他们主意啊。就是说，实际上。 他在这个同性恋里头有这个这种认为自己是男人的这个人啊，他也在于色，你知道吗？他也在呃调，不是说异性恋的女孩不吸引他，有时候他也能看到，你知道吗？但是你知道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，呃，徐老师 <laughs> 不是徐老师，林老师认为，他在心理上喜欢的是异性恋的女的。 就她的这个男朋友啊，在心理上，喜欢的是异性恋的女人，而不是同性恋的女人。就是李老师的言外之意就是什么呢？假如说她跟她这个男朋友，比如说分手了，她要是再喜欢一个人，那将还是一个男人。当然，这个事儿是她自己的以为。 所以我才说到底谁在？对就是联合呀啊！就他要再喜欢，就是再喜欢的是一个男人，应该是一个男人，因为他说我还是个异性恋，只是因为我认为这个人他心理上就是男的，那他自我界定，他他自己认为他是男的，只不过他生理上是个女的。OK，我就说这个，呃，这个其实涉及到了一个厕所能去那个洗手间能去那个吗？ 呃，过去来讲，经常很尴尬，也是说到了这个人没上女女洗手间呢，就很尴尬。这个里边确实关系到一个，呃，学者你们最讲要有个准公认的定义。这个公认的定义就是什么叫同性恋？OK，女性和女性好，我们通常简单粗暴的认为这就叫同性恋了。嗯。对吧？这叫同性恋了。那么这个里头还有什么？还有还有 g gay。 可是我的想象是，如果同性恋，他就是应该是女生跟女生，男生跟男生，那他就是不管心理生理，我都是同样的性别，那才叫做同性咯。可是如果照李老师的分类的话，他是把心理的异性心理上，如果是男有只要有男女之分，他认为就是异性恋，这是心理上。他他的整个这个博客引起的讨论呢，很有很有积极意义。 就是让我们注意到那个呃，德蒙西波瓦讲的这个生理的简的，跟社会的简的这个分别。对，这个是要讲清楚。就是说，有些人生理上是女性，可是心理上呢，他觉得自己是男性。嗯。那么这种情况下呢，现在有很多办法的。现在就是法律都有规定的，一年，呃，精神科的什么审审定，就是你没有得精神病，五年你做这个这方面的那个呃。 一些一些措施要坚持五年，五年你都不后悔，你就可以界定为你在精神上是一个男性了，而你生理上还是一个女性。当中可能有的人还做一些手术啊，怎么样？就是他强调的是这两者的区别。你知道，就是。但是我觉得他的那个 case，你只要最简单，你想想《霸王别姬》嘛，《霸王别姬》张国荣喜欢的那个呃张丰毅，嗯，对不对？张国荣是男的，张丰毅也是男的，对。但是他喜欢他。 他的时候，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女的了啊。那么站在张丰毅的角度来说，那我就喜欢一个女人，嗯啊，这个女人呢实际上是个男人，但是我同时呢还有个巩俐，嗯，你你看，这个这个跟《霸王别姬》的模式是，其实，这个我我我认为灵与肉这两件事儿啊是不可回避的，对，是不就某种程度上，你比如说你心理上觉得，嗯，他还总有一个生理的基础的。 比如，所以说，呃，咱们李老师这样的学者谈什么都不讳言，所以说，事实上，他的性生活是我们应该感兴趣的，就是这个不谈，不是这个不谈，不谈，对。但是呢，实际上就是我猜想，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，实际上也说了，就说这个男朋友啊，也做过一些手术，但是你看这个分类就精微到这儿了，我不知道这个手术是做到一个什么程度，对吧？那么就是说。 如果我们说不管两个人的器官，就讲咱俩的感情，你觉得你是梁山伯，不是？就是不是不是？你你你觉得？罗密欧，我是朱丽叶。对，你觉得你罗密欧，我是朱丽叶，那是不是我们就算恋爱，不用管什么？你知道最后我后半夜想明白的是什么？想明白的是，第一个就是说啊，在“恋”这个字面前，在“爱”这个字面前，所有的分类都可以无效。对。 对吧？这个我同意。所有的分类都可以无效。我们就是我爱你，对吧？就是这个分类。但是我的想清楚的另一面是什么呢？就是文明意味着分类的复杂化。比方说啊，呃，其实李老师是，我就觉得是了不得的，就是他玩的这路啊，确实是不能说高了啊，平等啊。就说呃，你看啊，女同性恋当中有这种呃互呃，就是男女角色不明显的。嗯。 也有相对较为明显的，对对吧？而这个跟李老师的这个，跟李银河的这个是有区别的。李李银河这个一方面气质上做了一些手术，另一方面呢，她呢，就是这个这个她的男朋友实际喜欢的是异性恋的女孩子，你明白吗？嗯，她的男朋友喜欢的是异性恋的女孩子，而不是同性恋的。就是说要喜欢男人的女孩子，她才她才喜欢。 是不是这个意思了？所以他他，我正在向男人的方向努力， <laughs> 所以我要找一个喜欢男人的女的。哎，是是是，就是而李银河也是实际是喜欢的男的，这就说明啊，他们俩应该说是在同性恋这个大类当中啊，还有一个亚种，我觉得他还有个小类，所以你知道这就相当于什么呢？ 咱要是简单粗暴，就叫一棍子打死一船人，甭管那么多。你们俩女的在一块儿，你们就叫同性恋。但是李老师不干了，说：“哎，我这儿还一类， <laughs> 我有一类，这是个性的呼唤呐，你知道吗？这是个性。你这就是就是你，比方说，我再给你举个例子。这很多时候啊，社会给我可给我的分类允不允许和我内心不承认。比方说啊，按社会上说我是公众人物，可是我自己心里觉得我不是。OK。 我我我就我觉得我在生活中从来没把自己当成个公众人物，但是呢，这个时候我能不能出来去呼吁哈？我是一类，我是公众人物里边那一类。大大部分都不行，大部分其实人性当中的很多东西啊，被社会的道德压力，大部分你都没法说，你没法说。啊。比方说，比方说，如果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喜欢两个人，我我就是呃，我到美国的时候，一个美国女学生请我看个电影，《卡桑布兰卡》。 看电影的时候就问我一个问题：一个女的能不能喜欢两个男的，都真心喜欢？我说这好像不行吧。他说电影就是这样，《卡桑布兰卡》这是名作。今天你哪一个人，不管你哪一个贪官、清官，哪一个什么有名的人，跑出来说我就是喜欢两个人，你看我们社会容得了吗？肯定就不行。 对，对吧？在我的， <laughs> 在我的想法对，肯定就不行。所以，所以你你你婚外练都不能接受， <laughs> 你也说这个真是更真。所以，所以李银河那突破就不容易了。我们追不上李老师，他连我们都追不上。像这样，像这样三人行广告之后见。哎，又听。 最近那个台湾啊，就在炒一呃，也是比较热的一个话题，就是我们要修一个法，就是叫婚姻平权法。它还不是让同性恋的婚姻合法化，我们还没到那一步啊。我们先只是平权，也就是说让这个在婚姻制度当中的两个人，或者是说你们有同居关系、伴侣关系的两个人，叫有呃一定平公平的一些权利啊、跟利益等等。但这个东西却到最后引出来的是一些。 反同性恋结婚的人，或者是宗教一些宗教团体出来抗议台湾，说你们怎么可以让这个同性就是在一起？怎么可以在法律当中就让它合法化？所以我就觉得，就是说，大家在这个，因为他们认为家庭，他们甚至还说家庭是台湾。 呃，文化的一个基础，如果你把家庭这个组织都破坏了，那整个台湾就没有文化基础可言了。这样子，那但是家庭一定要男女的结合，这是谁告诉我们的呢？但是天主教是这样说的。但是台湾没有天主教的基础。 <laughs> 是，我跟你说，很多天经地义的事儿啊，都值得检讨。比如说李银河，他过去最极力说的就是讲什么呢？就是说啊。 人的性别啊，很多性别什么角色，男人什么样，女人什么样，这是文化建构的，不是天生的，对吧？但是你知道李银河这次，我就觉得陷入了一个吊诡当中，非常有意思，就是他恰恰说呀，他说我这个男朋友他心里就是个男的，他确实是个男的，很多时候做决定的时候，你看，着非常刚猛，非常这个比男人还有男子气概，嘿，你看这个地方有意思吧？ 恰恰是他这个这些女权分子啊，我过去听听他们经常在讲说，谁说男人就刚，女人就柔，这根本就是一个也本身就是性别划分歧视的一个表现。对，这些角色都是文化套上去的。对。但是你看，当他为了说明自己的这个这个恋爱的时候啊，他不得不也使用这个概念来形容男子气和女子气。这是李银河身上发生的有意思。的。这是现在的性别理论的一个困境。 这已经很多人面临他，他的最基本的困境就是，一方面说，只只有你们男的可以骂人吗？只有你们男的可以讲这些东西吗？女性主义就写很多诗，有很多很粗犷，跟男的一样。只有你们男的可以追求性吗？我们也我们来弄一个男的苍井空等等等等等。哎，但是另一派说，你这样做下去啊，男人最喜欢。 啊，女的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美学追求，应该自己的温柔，自己什么好？那你又坚持了，那边又说你这样又是男人的圈套，你们就钻到那个格式里去了。甚甚至于像这个这个男女性别战争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困境。甚至于像你像这个文道这书呆子，到到最后都就都说出文涛，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男人和女人要按照生殖器官来分呢？我就是在说，为什么人类不按照单眼皮儿和双眼皮儿来分呢？ <laughs>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。 他觉得现在的男女变得只能用外表，就生理来做一个分类，你不能用心理。你知道我那天发生一件我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，就是我一个 gay 的朋友，但是他很高大，很帅气。我那天好冷，你知道最近香港好冷，然后我这边哆嗦在这个路上，他突然之间就像个男人般的，他就抱住我说：“哎，朱婷，我这样的话你就不冷吧，帮你挡挡风。”但是哦，他讲的时候不是这样，他抱住我的那一下，我跟你讲，我真的有那种被保护以及。 我觉得我有种心动就是真的是荷尔蒙的那种感觉，但当他说“哎呦，又听我这样保护你”，他的声音变成像女孩子的时候呢，我就当场就觉得他就是我的姐妹淘而已。 <laughs> <laughs> 但是他是男生，但他是比较就倾向女孩子的男生。然后呢，那当场因为他讲话的语气是这样，我就觉得哦，他就是我的姐妹淘，就是勾勾我。但是我的想法，我当下的想法是说，如果他连这样讲，我的那个生理上的悸动或心理上的那个悸动还存在的话。 我是不是就同性恋了？呢？好，现在这个我要宣布， <laughs> 今天是平安夜啊，这个正是我们认为发生乱爱的这么一个这个夜晚，对吧？ <laughs> 这个这个，希望大家今天晚上在乱来的时候，是吧？心中牢记李银河老师的这有关，心中背诵十诫 <laughs> 啊，行，好，这个那么作为我们，哎，也送出一段，你这圣诞节呀。 这个德国一个超市，人家有人家的一个创意，我们就用这个视频来表达我们祝大家 Merry Christmas，圣诞快乐。 It's